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老人告诉许三观，他家在北荡的乡下，他有两个女儿，三个儿子。 两个女儿都嫁了男人，三个儿子还没有娶女人。这时候，他看到许三观盖了两条被子，就对许三观说：“呃，你是不是病了？哈哈，你盖了两条被子，我看到你还在哆嗦呢。” 我没病，我就是，我就是觉得冷。哎呀，那张床上还有一条被子，要不要我替你盖上？哦，不要了，我现在好多了。啊，我下午刚卖了血的时候，我真是冷啊！我现在好多了。什么？ 你卖血啦？哦，我以前也卖过血呀。啊，我家老三呐，就是我的小儿子，十岁的时候动手术，动手术的时候要给他输血呀。我呢就把自己的血卖给了医院，医院呐又把我的血给了我的老三。 哎，卖了血以后啊，就是觉得力气少了很多呀。是啊，卖一次、两次的， <laughs> 就是觉得力气少了一些。要是连着卖血呀，身上的热气也会跟着少起来，人呐，就觉得冷了。许三观说着。 把手从被窝里伸了出去，向老人伸出三根手指头，说：“我呀，三个月卖了三次血， <laughs> 每次都卖掉两碗。哦，用他们医院里的话说呢，是四百毫升。我呀，就把身上的力气卖光了，只剩下热气了。” 前天呐，我在林浦卖了两碗，今天呐，我又卖了两碗， <laughs> 我呀，就把剩下的热气 <laughs> 也给卖掉了。许三观说到这里停了下来，呼呼的喘着气。来自北荡乡下的那个老头对许三观说：“哎呀。” 你这么连着去卖血呀？会不会把命给卖掉啊？啊啊，隔上几天呐，我到了松林，还要去卖血呀。哎呀，你先是把力气卖掉了，啊，呃，这又把热气也卖掉，剩下的。 只有命了，我说，你要是再卖血，那你就是卖命了。哎，就是把命卖掉了，我也要去卖血呀。接着，许三观又对那个老头说：“我儿子得了肝炎呐。” 在上海的医院里， <laughs> 我得赶紧把钱筹够了送去呀！我要是歇上几个月再卖血， <laughs> 我儿子就没钱治病了。许三观说到这儿，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又接着说：“啊，我都快活到五十岁了。” <laughs> 做人是什么滋味我也全知道了。 <laughs> 我就是死了，也可以说是赚了啊！ <laughs> 我儿子呢，才只有二十一岁呀，啊，他还没有好好的做人呢。呃，他连个女人都还没有娶呀，啊，他还没有做过人，他要是死了，哎，那就。 太吃亏了呀！那老头听了许三观这番话，连连点头：“是啊，啊，你说的对啊。呃，到了我们这把年纪呀，啊，这做人呐，已经做全了。”这时候，那两头小猪吱吱的叫上了。那老头对许三观说。 我的脚啊，刚才碰着他们了。这时候，他看到许三观还在被窝里哆嗦着。我看你的样子是城里人呐，啊，你们城里人呐都爱干净， <laughs> 我们乡下人呐就没有那么讲究了，呃。 呃，我是说呀，呃呃，我是说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我就把这两头小猪啊放到你的被窝里啊，给你暖暖被窝。许三观连连点头，哎呀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你心肠真是好啊！来。 呃，你就放一头小猪过来啊，哎，一头就够了。那老头就起身抱过去了一头小猪，放在了许三观的脚旁。那头小猪已经睡着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许三观把自己冰冷的脚往小猪身上放了放，刚放上去，那头小猪就吱吱的乱叫起来，在许三观的被窝里抖成了一团。 老头听到了，有些过意不去。呃，哎呀，你这样能睡好吗？啊，我的脚太冷了，你看我把它给冻醒了。哎，这怎么说？猪也是畜生啊， <laughs> 不是人啊。要是人那就好了。 我觉得被窝里有热气了，这被窝里暖和多了。四天以后，许三观来到了松林。这时候的许三观面黄肌瘦，四肢无力，头晕脑胀，眼睛发昏，耳朵里始终有着嗡嗡的声响，身上的骨头又酸又疼。 两条腿迈出去时，似乎是在飘动。松林医院的血头看到站在面前的许三观，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就挥挥手要他出去。这个血头说：“你你撒泡尿好吧？啊，你照照自己，你脸上黄的都发灰了呀！啊，哎，你说话时都要喘着气呀，你还要来卖血啊？我说你呀。” 你赶紧去输血吧。许三观就来到医院外面，他在一个没有风、阳光充足的角落里坐了有两个小时，让阳光晒在他的脸上，在他身上照耀着。当他觉得自己的脸被阳光晒烫了，他起身又来到了医院的供血室。刚才的血头看到他进来，没有把他认出来，对他说：“哎。” 呃，哎，你瘦的皮包骨头啊！刮大风时，你要是走在街上，哎，你会被风吹倒的呀。呃，可是你脸色不错啊，啊，黑红黑红的。哎，你也想卖多少血啊？两碗。许三观拿出插在口袋里的那个碗给这血头看。哦，哎。 这两碗放足了，能有一斤米饭呢。呃，能放多少血，我就不知道了呀。哦，呃，四百毫升吧。啊，呃，呃，那你走到呃走廊那头去啊，呃，到注射室去，呃，让注射室的护士给你抽血啊。 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在许三观的胳膊上抽出了四百毫升的血以后，看到许三观摇晃着站了起来，他刚刚站直了就倒在了地上。护士惊叫了一阵以后，他们把许三观送到了急诊室。急诊室的医生让他们把许三观放在床上。医生先是摸了摸许三观的额头。 又捏住许三观手腕上的脉搏，再翻开许三观的眼皮看了看，最后医生给许三观量血压了。医生看到许三观的血压只有六十和四十，就说道：“快，给他输血。”于是许三观刚刚卖掉的四百毫升血，又回到了他自己的血管里。 他们又给他输了三百毫升别人的血，以后他的血压才回升到了一百和六十。许三观醒来之后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，他吓了一跳，下了床就要往医院外面跑，人们拦住了他，对他说：“虽然血压正常了，可他还要在医院里观察一天。” 因为医院还没有查出他的病因来，许三观对医生护士们说：“呃，我没有病，我就是卖血卖多了。”他告诉医生，一个星期前他在林浦卖了血，四天前又在百里卖了血。医生们听的是目瞪口呆。 把他看了一会儿后，嘴里说了一句成语：“哎，亡命之徒啊！”“哎，我不是亡命之徒，我我是为了儿子。”“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出院吧。”松林的医院收了许三观七百毫升血的钱，再加上急诊室的费用。 许三观两次卖血挣来的钱，一次就付了出去。许三观就去找到说他是亡命之徒的那个医生，对他说：“哎，我我卖给你们四百毫升血呀。” 你们又卖给我七百毫升血，我自己的血收回来，哎，也就算了。别人那三百毫升的血呀，我不要，我我我还给你们，哎，你们收回去吧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我要你们收回去那三百毫升的血呀。你有病！哎。 <laughs> 我没病，我就是卖血卖多了，我觉得冷。哎，现在你们卖给了我七百毫升，我差不多有四碗血呀。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冷了，我倒是觉得热呀，我热的难受啊！哎，我我我要还给你们三百毫升血呀。这医生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。 我是说，你有神经病！哎，我我没有神经病啊，我只是要你们把不是我的血收回去呀。许三观看到有人围了上来，就对人们说：“哎哎哎，这买卖呢要讲个公道，不是吗？我把血卖给他们，哎，他们知道。” 他们把血卖给我，哎哎哎，那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啊。这医生又说：“我们是救你的命，你都休克了，要是等着让你知道，你就没命了。”徐三官听了这话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哎，我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救我。” 我现在也不是要把七百毫升的血都还给你们呀，我只要你们把别人的三百毫升血收回去呀！哎，我许三观都快五十岁了，我这辈子没拿过别人的东西呀。许三观说到这儿，发现那个医生已经走了，他看到旁边的人听了他的话都哈哈的笑，许三观知道人们都是在笑话他。 他就不说话了。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转身走出了松林的医院。那时候已是傍晚，许三观在松林的街上走了很长的时间，一直走到河边，栏杆挡住了他的去路后，他才站住脚。他看到河水被晚霞映得通红。 有一行拖船长长的驶了过来，柴油机突突的响着，从他眼前驶了过去。拖船掀起的浪花一层一层的冲向了河岸，在石头砌出来的河岸上响亮的拍打过去。许三观这么站了一会儿，觉得寒冷起来了，就蹲下去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。 坐了一会儿，他从胸口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，他数了数，只有三十七元四角钱。他卖了三次血，到头来只有一次的钱。然后他把钱叠好了，放回到胸前的口袋里。这时候，他觉得委屈了，泪水就流出了眼眶。 寒风吹过后，把她的眼泪吹落在地上，所以，当他伸手去擦眼睛的时候，没有擦到泪水。他坐了一会儿以后，站起身来，继续往前走。他想到去上海还有很多路，还要经过大桥、安昌门、黄店、虎头桥、三环洞、七里铺、黄湾。 柳村、长宁和新镇，在以后的旅程里，徐三官没有去坐客轮。他计算了一下，从松林到上海还要花掉三元六角的船钱。他两次的血白卖了，所以他不能再乱花钱了。他就搭上了一条装满蚕茧的水泥船，摇船的是兄弟两人。 一个叫来喜，一个叫来顺。徐三观是站在河边的石阶上看到他们的。当时，来喜拿着竹篙站在船头，来顺在船尾摇着橹。徐三观在岸上向他们招手，问他们去什么地方。他们说去七里铺。七里铺有一家丝厂，他们要把蚕茧卖到那儿去。许三观就对他们说。 哎，哎，你们呃和我同路呀？我要去上海，哎，你们能不能把我捎到七里铺啊？许三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们的船已经摇过去了。 于是许三观在岸上一边追着一边说：“哎哎哎，你们的船再加一个人不会觉得沉的呀。我我我上了船能替你们，呃，能替你们摇橹啊。哎哎，三个人换着摇橹，总比两个人换着轻松啊。呃，我上了船呐，我还会交给你们伙食的钱呐。我和你们一起吃饭。哎哎哎，三个人吃饭比两个人省钱呐。” 啊，也就是多吃两碗米饭嘛。这菜呀，还是两个人吃的菜呀。摇船的兄弟两人觉得许三观说的有道理，就把船靠到了岸上，让他上了船。许三观不会摇橹，他接过来顺手中的橹，才摇了几下，就把橹掉进了河里。 在船头的来喜急忙用竹篙将船撑住，来喜顷刻间就扑在船尾，等鲁飘过来，伸手就抓住了他，把鲁拿上来以后，来顺儿指着许三观就骂道：“哎，你说你会摇橹的呀？哎，你他妈的一摇就把鲁摇到河里去了呀！啊，你刚才还说会什么啊？你说你会这个又会那个，我们才让你上了船。” 你刚才说你会摇橹，哎哎哎你，呃，还会什么来着？我，我还说和你们一起吃饭，我说三个人吃，比两个人省钱。哎哎哎，他妈的，呃，吃饭，你倒真是会吃啊！在船头的来喜哈哈的笑了起来，他对许三观说：“哈哈哈。” 你就替我们做饭吧，啊！哈哈哈。许三观就来到了船头，船头有一个砖砌的小炉灶，上面放着一口锅，旁边是一捆木柴。许三观就在船头做起了饭。到了晚上，他们的船靠到了岸边，切开船头一个铁盖，来顺儿和来喜从盖口钻进了船舱。 兄弟两个人抱着被子躺了下来，他们躺下了一会儿，看到许三观还在外面，就对他说：“哎，你快下来睡觉啊！”许三观看看下面的船舱，比一张床还小，呃，我我不挤你们了，我就在外面睡吧。来喜说：“眼下是冬天，你在外面睡会冻死的。” 来顺说：“哎哎哎，哎你冻死了，我们也倒霉呀！好了，你下来吧，咱们都在一条船上了啊。呃，那就要有福同享，下来吧，下来吧啊。”许三观觉得外面确实是冷，想到自己到了皇殿还要卖血，不能冻病了，他就钻进了船舱，在兄弟两人中间躺了下来。 来喜把被子的一个角拉过去给他，来顺也把被子往他那儿扯了扯，许三观就盖着他们两个人的被子睡在了船舱里。许三观对他们说：“哎，呃，你们兄弟两个人呐，来喜说出来的话呀，每一句呀，都比来顺的好听啊。”兄弟俩听了许三观的话。 都嘿嘿的笑了几声，然后两个人的鼾声同时响了起来。许三观被他们夹在中间，他们两个人的肩膀都压着他的肩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的腿也都架到了他的腿上。再过一会儿，他们的胳膊放到了许三观的胸口了。许三观就这样躺着。 被两个人压着，他听到河水在船外流动，声音极其清晰，连水珠溅起的声音都能听到。许三观觉得自己就像是睡在河水中间，河水在他的耳旁刷刷的流过去，使他很长时间睡不着，于是他就去享一乐。 一乐在上海的医院里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他还去想了许玉兰，想了躺在家里的二乐和守护着二乐的三乐。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：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